锵锵三人行，咱们那天谈了这个韩国电影《辩护人》啊，今天来谈谈中国电视剧的问题。 <laughs> 这个我首先 <coughs> 是收到了一个故宫的一位老师，他就爱在朋友圈里啊发这个段子。那天给我发来一个，他在正在看电视，看这个电视截屏是吧？然后呢，他发来一个图片，我一看呢，我也就乐了。 这呃，所以说你要想搞清这个，我们先得说一个历史知识，就是说，比方说啊，一个皇帝，呃，宋朝的一个皇帝叫赵括，嗯，呃，历史上讲他是宋宁宗，嗯，这个宁宗啊是庙号，嗯，庙号，庙号是什么意思啊？就皇帝死了之后，他进太庙，在祖宗这个祭祀，他得得给他一个号，庙号，叫叫宁宗，这就好比说是汉武帝，汉武帝的庙号呢。 叫做世宗，也就是说，不可能在汉武帝活着的时候，大家就喊他叫他喊他世宗，朕 <laughs> 叫世宗。对对对对。 <laughs> 然后故宫这位老老师呢，他说的就是这个穆桂英挂帅这部电视剧里有个台词，就是有个将军冲着穆桂英说说桂英啊。 这呼延老将军是宋宁宗最信任的人， <laughs> <laughs> 然后这个人家故宫这老师说神剧啊，赵括还没死呢，庙号先给个武将说出来了。 <laughs> 你看就是这个啊，穆桂英挂帅，桂英啊，这个呼延老将军是宋宁宗最信任的人呐。这把庙活着把人庙号说出来。对，接下来呢，网友也有很多，哎，这不是让你看黄晓明，他是岳飞，京中岳飞。 京中岳飞啊，他在指挥作战的时候，后来发现背后的地图呢是四野的，就是 <laughs> 四野战区， <laughs> 上面写的面对林林下。他们说呀，这个林彪是岳飞转世。 <laughs> 岳飞这有有点像岳武穆嘛？林彪也爱研究岳岳武穆的战法。四野，四野军事地图拿出来了，你再看下边。然后这是另一个神剧啊，我都这个忘了。 什么名字？你知道这人是谁吗？曹操， <laughs> 这是这是曹操，曹操这个文的画，曹操的眉毛都分叉了， <laughs> 这是曹操。然后再下边看看，嗯，这是谁？这也是《精忠岳飞》里边的这个人呐，他不是在强奸，但是像强奸啊， <laughs> 太像强奸我这辈子非你不娶，是是都有恋爱的剧情。这是金乌珠。 这是著名的金乌杜，但是他的胳膊上却出现了英文的刺青。 <laughs> 金不懂，搞半天原来说英文。对，导演唐季礼说说这个镜头一晃而过嘛， <laughs> 你们把它截屏了，但定格你们才看见。 <laughs> 就这个演员本来有这个纹，本来有这纹身。 但难道就可以这样吗？ <laughs> 对，本来你如果 <laughs> 本来有的东西多了，很专业的时候，这种东西是应该能蒙掉、的、化掉的。嗯，这这就很容易做，所以不够细。所以我一直就在说这个这个，就说这个电视剧啊，人家你比如说《权力的游戏》那个电视剧，它是个奇幻的，是魔幻的，对吧？ 但是西方啊，他把虚的东西拍得跟实拍得跟真的一样。其实我认为他基本上的蓝本是参考了中英国的历史，很多英国历史的。但是你看人家编的是个奇幻，奇幻都让我们感到这么样的真实。我们呢，按说是真事儿， <laughs> 但是拍的非常的奇幻。不过他们这是好莱坞的一贯传统，从星球大战开始就是。 这星球大战》呢，就是完全科幻电影。嗯。可是你知道，《星球大战》里面有一种有一种小有一个星球上面的生物，小是一些小熊人，你记不记得？全一个一个小熊啊，对对对，很可爱嘛。对。然后是那些熊呢，他们不是说一种他们小熊说的话吗？那个话，当年乔治·卢卡斯他们在构思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找了语言学家，真的替他们设计了一种语言。那那种语言其实观众完全听不懂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 但他何必要专门找语言学家来设计一种这个星球的语言呢？那意义何在呢？对。然后呢，又等如说后来几十年之后的魔戒啊，魔戒第三集、第二集，你第三集你记不记得它出现了那个中土世界最伟大那座城市，那座白色的城堡，山峰上建的？对。不是有一幕就是那个巫师甘道夫，他带着其中一个哈比特人一路骑马叭叭叭叭那种上山嘛 上升一晃而过的镜头里面呢，有一家店，那家店呢， <clears throat> 你仔细，如果你把它截屏定格下来，你会发现什么呢？那家店门口挂着一堆死老鼠，那是为什么呢？他们当初设计这家店想的是这个问题，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城市，一个山城，一个城堡盖在山上，一个中古，假设是一种中古欧洲式的城堡，它会面对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鼠患很多。那如果鼠患多的话，大概会有一家商店。 专门卖治鼠药，那么这家店呢？其实挂着那死老鼠，就是为了宣传他家治鼠药多灵。但是那个那个店， <clears throat> 就是起码就啪一下，一秒都不到的时间就过了。对，但他们要把它做。了，这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好莱坞的东西啊，就是从有声电影出现之后，电影有个很大的变化。电影原来在默片时代是比较超现实的，嗯，是比较不写实的，因为反正是默片嘛。 里面的人物我们都听不到他说什么话，所以默片时代的欧洲电影很牛，都是一些艺术家般的奔放的想象力。有声电影出来之后，大家就开始追求写实了。然后整个好莱坞后来居上超过欧洲的地方呢，就是他极力追求某种意义的。虽然他好莱坞我们说不写实，但其实另一方面他们是极极端强调要有实感。 哎，就往这个方向走，哎，所以后来的整个美剧啊，什么都往这个方向走，然后建立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标准的一种审美观，就觉得电影电视得要有实感。我我感觉真是东方啊偏虚，西方偏实，他们重物质，我们重精神。哎啊，真的是这样。对，你看意大利的，我我我以前很很多年前见过一个意大利的，就是学汉学的一个学者。 他就是这样，他说，他说你们不大在乎那块石头是真假的，就是说，反正反正大概知道这个，但是那个时候的话全背得出来，这得佩服我们的文化。他们呢，真的是把那些石头就是那么多年一直保留着。不过我现在在想啊，中国现在有那么多的连续剧，你 <laughs> 我前两天有一次啊，拼命看各种频道。 被关在一个地方，没办法，只能看各种频道，被双规了吗？ <laughs> 你原来原来你也，但是下一个任小宝，但是呢， <laughs> <coughs> 但是呢，我正在想，没有一个节目啊，专门好好定期来评论国内各种各样的娱乐节目，其实很值得评论。嗯，你比方说最近他们截出来的这个是范冰冰吧，演武则天。哦。范冰冰演武则天，然后就看现状书。 哈哈哈对对对，那其实这种啊，其实很好。你说实在话，我们今天一般的学生啊，真是搞不大清楚线装书是什么时候的东西，没错，对不对？你说现在你有多少人能达到？哦，它是明以后，我们都以为这个汉代就有纸了嘛。那武则天就就看看书吧，那个那个很正常嘛，拿线装。但是你要有一个一类的节目。 当然了，最好是这些像《贞观之治》这样，这就很细细的找顾问，把细节都推敲出来。当时的菜是怎么样做的东西，怎么样各种各样的讲究，对不对？但是要是做不到，专门有一些节目。 你以笑话的形式，或者是好好的纠正，请一些学者来讲一讲，趁机跟我告诉我们说，哦，中国虽然很早就有纸，但是汉代的时候呢，还是看竹简啊，只有皇帝才是用那种布啊，这种那种这种布哎，布帛在传。 那这种线装书，明代以后再怎么怎么。宋之后才哎，那这个范冰冰这个镜头也做了贡献了嘛。还有有的呢，我就其实也不能不知道算不算苛求。有的片子是非常严肃拍的，比方说陈凯歌的那个《赵氏孤儿》。嗯嗯。啊，但那里边骑马打仗那一段打得很精彩，在树林里打。嗯。但是呢，马鞍没有这么早出现。是春秋的时候啊，马鞍现在最早最早算到也是汉代。 嗯啊，而且呢，这种高低背的马鞍啊，是出现是历史性的嘛？它对于战斗的作用非常大。是是是。马蹬呢是更晚一点，就是两两个脚踩住蹬。可是那个赵氏孤儿里面打的很精彩。对。那 <laughs> 春秋的时候的故事啊。但是这个呢，我觉得有个麻烦的地方就是在于，呃，可能我们拍任何历史剧啊，历史题材。 呃，大部分人其实不求甚解，嗯，呃，他只是要营造一个模糊的古代形象，嗯，而这个古代形象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啊，他就是都差不多。就比如说，凡是藩邦，不管你是金也好、元也好、匈奴也好，他带那么就有两条大尾巴，那个 <laughs> 酋长就就给你来这个对吧？就准没错。我们已经形成一种很奇怪的固定的关于中国过去几千年就这个样。 所以出线装书也是没错。我还记得小时候我看郑少秋演那个《楚留香》，对对对，你你记得吧？我们特别小就你你你没看过吧？以前他那个《楚留香》里面呢，郑少秋呢，他老在也在看线装书。当然，《楚留香》是个虚构人物，没有实际。但好玩，他那个线装书一折起来这么一看，发现是个稿纸， <laughs> 一格一格的稿纸。 <laughs> 再仔细看，还看到无线电视编剧用纸， <laughs> 没错，哎。 他还真的是啊，给香港人带坏的。 <laughs> 对对对。香港 TVB 的这些神剧啊，他做出了他自己的一个示范。因为呢，他的投资极小，所以他做的基本上是个综艺节目的现场。然后呢，扮相上，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当成现代戏剧脸谱去理解。对。嗯。他就觉得某个人就是这么个扮相，你爱认为准不准？尤其是鬓角，我觉得最可乐的就是全是这样的大鬓角，是吧？对对，全这么飞起来的，没错，惯。 那么，但是这个东西呢，我觉得不只是我们中国，其实西方也一样。你比如说看欧洲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画，你注意看，他们其实画古代圣经图画啊，画耶稣，他们把耶稣那个年代，玛利亚穿的衣服都是他们自己时代的衣服，啊，对不对？或者说是像画罗马，他们也总是一个格调一个样子，其实人家并不是那个样子。就连画埃及，也总是有个画法。 所以说，我们任何地方、任何时间的人，对于古代或者对于其他地方是个什么样子，我们有一个模糊的一套脸谱，一套形象的文法，反正案子这么拍就没错了。所以武则天是该看现装书了。但但我觉得应该分类，就是说一类呢娱乐片呢。 就不要那么讲究了，就随便吧。对，像那个《还珠格格》那样，就是对那个跟格格说要个性解放， <laughs> 要有追求自己的意志。对对对对。我我以前一看他们这样说话，我就不看这个戏了。嗯。现在想想，这个这无所谓，太不公平了啊！这个琼瑶的戏你不能这么来推敲。嗯。我湖南卫视这《还珠格格》在中国当代这个电视发展中是很大贡献的。嗯。但另外，总要有一些戏，嗯，它能够经得起推敲。 我我是这样，历史剧，哎，就是有一些历史剧，他要尽可能逼近的。二月河有次到我们学校来演讲，嗯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有没有办法，你拍一个戏，哪怕是拍一个短的，或者是一部电影，严格照那个时候，因为清代哈，其实讲的也都是现在讲的白话，他不是讲文言的，有些场合用过，很多用的还是白话。我说能不能？ 尽可能的复制当时的这么一个情，二月河跟我说不可能，他说而且也没必要，他说人家也不这么看，因为他的创作的想法也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他脑子里想的朱镕基该要干什么， <laughs> 对不对？想着现在呃反贪腐二十四史找不到等等等等，但是我一直在想有没有人做这样的追求呢？应该有吧？应该呃，我觉得他们不会这么弄，哎，你成本太高。 对，而且没必要，而且没必要，而且不符合民族精神， <laughs> <laughs> 就是古为今用。我觉得中国人不会搞这个的。就是，哎，这就是也像乔布斯。嗯，在乔布斯眼里，这中国人觉得你有病啊。中国的制片人，你比如说，乔布斯是说说过一句什么话？他说：“我要是个木匠，我做一个柜子，我不会因为这个被子靠柜子靠墙的那个背面啊，是靠墙的，没人看见。” 我就不精工细作，我就不选好的木头。他说我一样要像做正面一样讲究。哎，你觉得对于这种貌似毫无用处的较真儿，嗯，你说这是咱们民族精神吗？是咱们的行为习惯吗？我觉得咱们都是。你看，我认识一个法国的时装设计师，他就是在在北京混的，他特别喜欢北京。但是呢，他说我唯一受不了北京的就是呃一个呃。 的东西就是说呢，差不多，所以差不多，所以他在他北京那个后来工作室的玻璃门上贴了一个字儿，叫 “no”，差不多，就是他说你拜托你们这北京人不要再跟我讲差不多，咱们都是差不多。中国人当然有推敲推敲，你忘了？增推月下门，增敲月下门，咱们在咱们讲究的这个领域是。 那是那是不得了的，哪有这样的追求啊？那是以前的中国人好吗？那是以前的中国人，今天是中国的新人类了。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的人 <laughs> 跟五百年前的中国人还有多少相似性，真的很难说。我们先去点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我想讲一个，就是有一次我跟文道讲，我说香港人有一种精神。 就其实香港人跟外国人也不一样，他一方面啊，香港人有敬业的、守规矩的这一面，但是另一方面呢，也很灵活。就咱说香港人有个词儿叫什么？这这三嘛？这三？嘛，z a 嘛，这三？r 就直身嘛。这三就是说你遇到什么突发情况，呃，原来根本出乎意料，不在计划之中，怎么办？就随机应变嘛，就这个意思叫这三。你知道这三就是比如说，呃，本来该有这个道具的，哎呦，这没来。 可是演员都来了，怎么办呢？对啊，那你这萨姆拉，就就反正您搞点什么办法，你把它对付过去，对吧？我就觉得啊，这个精精神呐，是咱们今天中国的电影人、电视剧人都很有的，对，一种本事。可是你有了这种本事，但是我觉得啊，咱们好像比较缺乏一种啊，不做的心态。嗯，哎，你比如说啊，就说说电视剧拍的比较糙，呃，原因有很多啊。 其中一个原因，现在都在说，这帮明星啊要的钱太多了啊！你这帮明星，你把这个制作费全给你个人了，我们这个戏对吧？就就就就剩下的制作费非常少了，所以胡枝乱造吧，就这仨嘛，对吧？十块钱我也给你对付啊！可是我有时候想这问题，我觉得你还是不能怪明星。对啊，因为什么呢？还是你最你你可以不拍呀。 哪个中国人呼唤你要一定要拍个电视剧？不是，中国缺少一电视剧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是你贪呐。不是可以不拍，而是你不必那么相信他们的，就不不必那么依靠他们的票房号召力嘛？你可以相信，在别的地方也可以。 这我我也许这个是这个是不是门外汉的？我的我的意思是说什么？你比如说德国人啊，好像我上次去青岛，他们建一个大楼，那个老板就给我诉苦，说这个德国设计师啊，给我设计这个楼，这楼顶上我自己要加一个柱子，他就不干了，他说就不干了，就不让我建这个大楼了。他说怎么这么不好商量？哎，可能他们也极端。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，我有时候会觉得。 不管是做节目，你看这些现在都是弄一个局，对吧？咱不叫圈钱嘛？哎，咱们就弄那个电电视剧。好，这里边就有一个，你如果钱不够，你为什么非要拍呢？如果这个明星占据了很多的片酬，使你应有的制作费不能保证质量，可以放弃吗？那你为什么非要干？这个讲票房，对呀，你还是为了你贪嘛。所以你不要去怪他要多少钱。 最后是你还是要干嘛？给你五块钱你也干呐，对吧？反过来，他可以倒过来说，因为观众水平低嘛，他们又不看这些细节，他们就看演员哦，谁来了？王晓明来了，哈，这个这个赵薇来了，他们就奔着就去了。就是他认为，就是市场嘛，它是个运作嘛，你这个买家就这个要求，我就这么帮你生产。你你你等于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，我也想提，是不是这个事儿啊也无所谓？嗯。 就是出现点这种错误或者有点无所谓。我刚我刚才我刚才说了，我我刚才就说了无所谓，但是最好有一个节目定期的来纠正这些，普及这些知识。比方说你普及线装书什么时候出来这个知识，这很重要啊。说实在话，现在一般的学生也不知道啊。你你对不？我我是这么看，就你你，我就觉得你刚才说电视剧是不是演员吃了大头？我觉得这个说话，这个话有点。 有点有点不一定是真的，不一定是有点像推卸责任。为什么呢？美剧也有大明星演的，Kevin Spacey 演《纸牌屋》啊，呃，而中国呢，其实真实我常常听说的情况，并不是因为演员拿了太大头。中国其实有很多电视剧，绝大部分情况下，反而是那些不是最大牌的明星，他们演电视剧，很多时候是演完好久都收不到钱的。 这才是正常的长期的情况。你说的那种大牌的第一当红的这种榨汁机，像黄晓明这种拿了大头，这是非常少的例外。绝大部分的电视剧都出现的是拖欠、手撕手撕机里边的电影演员也不怎么大牌啊。对啊。 现在你明白吗？手撕鸡那那拍不完的谍报啊，日本人。我现在发现会日文在中国影视界很有发展前途啊，那对不对？鬼子都演现在都会，现在都会讲几句。我那个嘛叫什么哈利巴什巴什么什么。这这批人都哪里来的？我不知道，是日语专业毕业的？有可能吧。啊。但是我一般都活不长吧 <laughs> 对对，反正死了 <laughs> 死了很多对。 <laughs> 可是呢，另一方面再回头讲，我觉得你说的这种电视剧是不是不重要呢？呃。 再看看美国好莱坞，我们刚才说它有实感，我们刚才指的是最大规模那种电影跟电视。权力的游戏那是极极端的。它其实还有很多，你在网上今天好在有网上能够看美剧美片，你就发现其实它很多烂片。对。它一堆烂片，B 级片、C 级片。对。它的 B 级片、C 级片还给你讲究这个吗？就一点都不讲究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，就在我们的国产电影、我们国产电视剧，你分得出来它是 A 级还是 C 级吗？ 他好像不太分得出来。对，咱们不搞分级制。对，而而且这个你你你你一个电影，比如说，呃，我们说它是大片，那我们就会拿人家的大片的规模，对，来要求你是不是做到。你说你是重头电视剧，我们就拿人家的重头电视剧来要求，结果我们往往得出来的就是人家 C 级烂片的这样的一个质量要求嘛，这才是问题。新三国嘛。 是刘备还是曹操说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 <laughs> 对不对？那 <laughs> 李少红的新《红楼梦》做了很好的尝试，他试图用《红楼梦》里边的这种语言，对不对？他那个试图尽量用曹雪芹那个语言，可是就被骂，被骂。年轻人都说听不懂啊。 啊，然后大家骂的当然也也有他道理，说他这个头饰戴的太重了，在家里睡午觉搞得那么庄重啊什么？对，但他语言上其实有有有一点突破，有讲究，他尽量回到原著了。是，可是你知道中国的老百姓被两越剧的《红楼梦》看惯了，就是把《红楼梦》当做一个爱情戏、三角恋爱戏已经习惯了。 《红楼梦》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多细节的，对，这么铺开来写的，是，所以，所以中国你看到现在还没人拍《金瓶梅》啊？所以其实呢，也不能全就是说行情，对，就是说一种一种现象的产生，看来啊是这个两方面的共同呃生成的，呃，一方面是看的人，一方面是做的人，实际是这两方面还有你知道中国现在这么多的电视上新啊。 你看看这个规模是举世无双啊！你现在一般的人坐在家里，你打开高清啊，有那十几个频道，嗯，差不多都在播。你你我我到美国我就看到美帝国主义真是衰落了，他们来来去去就是 NBC、ABC、CBS，再加一个呃 Fox，就是那个四个主要台。你不多花钱，别的台看不到，所以它连续剧也主要是在这三个频道，或者也有 Cable 的。对对，Cable 就是另哎 HBO 另外做。 规模中国超过它，那你你想这么多上新的台，当然到周末都是一些大节目在比拼，爸爸啊、歌手啦等等，但是平常你要有时间去填满，现在又不大准卖药， <laughs> 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所以你要大量的在电视里卖药是吧？在电视剧里卖药。我觉得剧出错不是问题，但要有纠错机制。有是吧？ 对，就像宋朝的电视剧里说，难道岳飞还会隐身术，像孙猴子一样变没了？ <laughs> <laughs> 或者话说。